锵锵三人行，咱们跟李爱啊聊这个一叫什么？一朝忽觉惊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我们一下说了两天，觉得说的真是意犹未尽。主要是你意犹未尽，对，他是你好高兴，他是看那个东西，看到身临其境，你知道吗？要依着我的意思，这个事情啊，真是可以谈很久。 对吗？对，但我们节目监制说够了， <laughs> 够了， <laughs> 够，了，不要再聊，那就不聊了。 <laughs> 实际真的，我建议你啊，看看这个这个文本，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嘲笑当事人的心情，嗯，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碰到的可能比人家更狼狈，嗯，我觉得这是是人性啊，而且就是说。啊。 这个哎算了，不让说不说了。 <laughs> 不咱们说说这个哎，我可以怀一下旧啊。我跟你说，我最近想有一个怀旧，就是什么呢？HMV，你知道吗？李爱，我当然知道。像你们这个九零后的，是不是不太了解了？其实我在我娘胎的时候，嗨， <laughs> 我真不能装九零后。但是我确实以前还真的挺爱去 HMV 看碟的，因为那时候去那地方看碟、买唱片或什么样，是一件特别有品的事情，有文化。 因为再小的时候都是买那种卡带，完了年龄完全被暴露，对对那种卡带，然后那个时候玩起来，对，而且而且还是那种就是街边小店录音的那种，什么香港十大金曲啊，什么都是那种。但是你当你真的能去 H N V 买碟的时候，那证明两件事。嗯。第一，你有欣赏水平；第二，你有钱。嗯。因为钱真没法在那儿买。一百多块钱正版 C D 啊，一百多块钱，两百多块钱。是啊。啊。 这是你看，他有这个记忆，而且而且还得去香港。刚开始的时候，反正就是大陆有啊，HMV。对，但一开始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你还得去香港我估计香港的店还还能开一阵儿，是吧？但是还还在，但是他这个英国的这个总部吧，就是破产了嘛。破产。一九二一年，嗯，开始的第一家 HMV，而且创办他的还是大作曲家 e l g a 那是英国最引以自豪的大音乐家。嗯，现在要申请破产。 他们说呀，去年二零一一年两件大事儿宣布一个音乐时代的这个终结，一个是这个 HMV 申请破产，还有一个是 EMI，EMI 被这个索尼和谁，就是忘了瓜分掉瓜分掉了，就是说反映了这种传统唱片啊，甚至包括整个音乐的生态啊，嗯，这个产业。 是个标志吧？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变化了。反正我身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说，如果出唱片，你就别想挣钱，它只是个打广告。没错。就以前音乐人、歌手什么都是可以靠唱片来挣钱的，就像写书的人一样哈。但是现在不行了，你就是个广告，靠什么挣钱呢？靠演出。是，你看啊，像我们是很确定的，有个很确定，什么叫音乐？那就是我刚到香港。 嗯，当时在尖沙咀，对，后来那家二十四小时店，四层楼吧，得有啊，H M V，哎呦，我在那儿度过了多少时间呢？刚来香港，咱也不认识人，没事儿就在 H M V。其实我跟你说，我本来就是个糙人，就是我不会听音音乐的，这个要感谢一个人呐，就是呃，哲明主持李静。 的老公黄小茂，早年是凤凰卫视的音乐总监。我们俩两个男的住一套房子，哎， <laughs> 住住一块儿。那那那个时候，他是因为搞音乐的，所以他领着我，他带我去逛。哎呀，我觉得真是打开一个世界。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对 HMV 有感情？这可能平常不逛的人你不能理解，因为你到时候我过去在内地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的音乐就是流行歌曲。 嗯，要不就是摇滚乐，嗯，要不就是古典音乐，嗯，我就只知道这几种了。嗯，可是到了 H M V 我才知道，像海洋一样，没错，音乐的种类啊，对，太多太多了。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流行什么 World Music，就是这个什么还有什么世界各地的传统音乐，对，跳舞音乐、 <coughs> 电子音乐。 啊，这个种种种种的这个种类太多了，世界音乐什么的，他那儿一个贵一个贵，而且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现在大陆可能也有了这种服务了，因为可以试听啊。对，有有有。为什么站在那儿一站一下午腿都站麻了？就是在听，你可以听那么多张唱片，对，最后选择当然是贵呀。我那个时候，哎呀，多少工资啊？你想一百多块钱、两百多块钱正版 CD 就花在 HMV 啊？对，而且 HMV 还有个。 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啊，呃，没有像大陆这么方便，这么多打口袋、打口碟。那时候最小开始听是在台湾嘛，也是听卡带，嗯，后来听黑胶唱片。嗯，但是那都也也是正版，那也有些非正版的，但非正版其实不好找，反而在港台。那么在香港那个年代，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传说中有个什么什么音乐，听说有什么什么很厉害，你要去找。 就跟现我现在年轻很难体会那种心情，你就要想象我小时候，我们说某本书很厉害，你要找掏书啊，那是多困难的事儿，一本书完全找不到。你现在上网就有，那个时候不是，你真的可能要托人说，哎，他去伦敦，你去伦敦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捎一本回来？唱片也是这样，哎，他要去纽约，纽约哪家哪家我查过了，那家唱片行给你个地址，你去那给我找那看有没有，得那么样子来来弄一张唱片回来听。 然后听的时候就珍而重之，而且过去黑胶唱片一个大套，我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认定黑胶唱片才谈得上有设计可言，CD 不一样，对，够大，然后碟拿出来，拔掉胶套，很慎重的放上去，唱针放上去，然后开始看它转，啊，一伙人就在那边听，你尤其是摇滚乐，你觉得要那个唱片必须你看着它转，那才叫摇滚乐，然后大家就那么听。 那么到了后来呢，H M V 的出现是改变了所有东西，因为是已经是 C D 时代。C D 时代当然我们早就也就开始听 C D 了，但是 H M V 最大的一个好处，对我们当年来讲，就忽然间你要找的东西都出现了。 或者说你过去你没想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它也出现了。没错，而且那里面的店员，我特别要提醒，香港那些店员很牛啊，很都是行家，很专业，很太专业了。那发型一个个都跟歌星似的，穿那裤子都是裤裆垂到脚跟的，你知道吗？哗，过来你要什么音乐？你只要一说，有时候我都说不清，我说我要什么什么，夸夸夸夸就给你找出来。 就什么都给你找着，而且还给你介绍，感觉音乐发烧友啊，这是就是这是个聚会。哎，但对我的感觉哈，就是网络的出现就有点像可能当年 H M V 出现对于对于文道老师的这种感觉一样，因为你一下子你有一种权威被打破的状态。比如说原来你要占据这个叫做什么 H M V，类似于像这样子的。 唱片行吧，我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对，对，你要用，你要占据这样的唱片行的这个显著位置的柜台，你是需要有，比如说大唱片公司高额的包装费用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才能占据那样，你你才能够进入到顾客的这个眼睛里头，你才能进入到他们的 list 里头，否则的话，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你这个音乐在。但现在网络的出现就不是这样了，就是我只要搜索一些关键词，你就可能就出来了，你就跳出来了，你就能进入到顾。 顾客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我们购买单里头，所以现在它等于是一个权威的打破，我我已经传传统的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变成了更广阔的一个选择范围。是，可是呢，另一样，我觉得现在啊，确实是方便了，方便的呀，方便的我都崩溃了，就是。 太方便了，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唱片呃和这公司的总经理，他已经开始这个恨恨不已，说呀，说 H M V 要这个停止了。我觉得真正应该停止的应该是互联网。他就觉得是互联，他这个观点，他认为互联网毁了这个音乐。那他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做，你你你你做音乐是吧？哎，完全要靠叫病毒式的传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音乐贬值了。 就说现在大家听什么音乐？他提出一个词儿，要不说大家可能有人骂他精英了。他说现在这个靠着互联网传播音乐啊，就是屌丝审美。嗯，他说，比如说我们过去我们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市场喜欢什么音乐。嗯，我们就知道他那些在网上能够能够传播的、能够流传的。 你我倒是觉得反而不是耶，因为因为反而是让音乐的种类更细分化了。就是你比如说那种那种有一些歌，他所谓说的那种屌丝审美的那种歌，真正的比如说精英层类的人哈，他该不听他还是不听的。嗯，他不会说因为他很红是这样没错，他就就就会去听，或者是因为他很红就会受到邀请，不见得的。但是他做音乐呢，他收不回钱来了。 呃，这过或他可能就得换一种收钱的模式了，我觉得，就可能原来的模式变化了。其实这个以前我们也谈过好几次，像音乐产业的未来，但我比较有兴趣从一个音乐爱好者，我就当一个听众。嗯，我不管你们音乐怎么做出来，你们还挣不挣了，就关键听众的角度讲，我觉得这几年变化也很大，因为以前呢。 啊，就像你讲的，以前真的是有个垄断的，嗯，就以前你想想看，那个所谓的音乐品味啊，今天讲的说你音乐品味高是因为你懂行，你说出内行话，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那个年代是甚至是某间唱片行只有他才有这些唱片，他就是权威，嗯，或者是朋友圈子里面，对，都说谁有这个，他就是权威。今天你说谁有，谁都有，对不对？嗯，但那个年代不一样。然后呢？ 那个时候，你就像我刚才讲，你很辛苦的，千辛万苦才弄到一张碟。然后你听的时候呢，你会反复听，一首歌、一首曲子，你会真的很仔细研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听，比如说我们听古典音乐，一帮人啊，以前听说某一个大师的唱片，哎，有了来了之后，我们是拿谱对着听的。哦。他这边这样，他这边这样，然后再拿另外几张来对着，只很仔细听。 但是当现在我发现，比如说我现在也用 iTunes 买音乐或网上买音乐，啊，你指头一按就下来了。那你发现你电脑里面储存的几万首歌，没错，你听都没听过。他们说呀，这个 iTunes 和那个什么 iPad，嗯，就是说乔布斯毁了音乐。嗯。但是实际上，乔布斯是特别爱音乐的。嗯。他他的偶像就是那个那个谁呀？呃，Bob Dylan，Bob Dylan，呃，Beatles 这些哈。哎，我是觉得，你看最近几天他们在给我弄哈。 我觉得现在苹果，你注意到没有，有点走下坡路。嗯，iPhone 五要折价发售，有人说了，说 iPhone 五就是 <coughs> 并没有更好，而且股价都在下跌。 我从我自己的一个应用细节上啊，我觉得他们背离了乔帮主的路线。哦，还没有买到 iPhone 五哎，你说说什么样的感觉？我现在还就还在用的是 iPhone 四，什么样的感觉？我四 S 都没用过。我我跟你说一个，他们发给我的一个段子，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感觉。他们说啊，有些人去那个上厕所，嗯，上这个大号的，这个手机 iPhone 五没处放，于是呢就用牙咬着，结果呢一这个壳都裂了。 说这给我们一个呃教训，就是 <laughs> 那个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用力很不容易， <laughs> 不是？他们就说就一坐一坐就弯了，屁股所所谓一坐就弯了。但是这是小问题啊，主要是说，我觉得啊，乔布斯啊，他当年不是说受东方哲学影响，禅宗嘛。嗯。我认为乔布斯的思想有个很宝贵的东西啊，就是咱们东方人说的叫大道至简呐。嗯。 质简就是最简单，他追求简单，甚至你看像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 iPhone 或者什么的都非常简单，就它一个这个东西你就用吧，是吧？一摁就肯定有，对吧？直觉的，一摁哪儿就是哪儿，对吧？但是呢，你看这几天他们在 iTunes 给我找这个音乐，我就发现呢，我都已经都是苹果家族了，我的老的苹果电脑突然就抱着你这 iTunes 要升级，升级了你才能够把这些音乐存进去，好。 然后我升级了之后呢，我就有有个 iPhone 五吧，嗯，说你这个老电脑已经不能容纳一个最新版本的 <coughs> iTunes 了，嗯，所以呢，我好不容易把音乐先导到 iTunes 里，当我想再导到我的 iPhone 五里的时候呢，他又说了，说你这个这个 iPhone 五是更高的版本了，你就代沟，不能呃，就是哪哪不了。其实它是升级升的快，尤其是 iTunes，它是几乎每天都有些。 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隔一阵就有些小改动，但这个我觉得没那么难吧？哎呀，我觉得是吗？很困难吗？你觉得我也是这么用的，就我觉得，我觉得他为什么？升为什？所以我现在有点烦这个，为什么老要升级换代？所以这个才是问题，这个就不只是苹果的问题，是是整个电脑、整个 IT 产业、电子产业的这样这种升不断的升级，就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这种消费产品啊，就它的代换速度太快，就等于你为什么一定要买 iPhone 五呢？ 你不能够就用 iPhone 三吗？我反正反正我现在还是四。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大家这种追逐新的东西啊，这就越来越把它当成一种像可以换季一样的消费品，才会把它这么推上去。可能我比较了解，比如说时尚产业的部分啊，就是服装部分的，现在已经是在在做明年的这个秋冬的东西了。嗯，就是这个引领潮流这块要很很很快很早。嗯，其实现在我们还在穿。 这一年的秋冬，但是发布会已经在做明年秋冬的东西了，就是得特别，你感觉好像说我一定要站在更前沿，我才能把别人抛在后面。大家都要往前站，往前站，再往前站，就就变成了一直要更新，一直要更新。但是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就是大师谢幕的时候，他穿的衣服反而都是非常的简单，黑黑白黑白或者是就是牛仔裤、T 恤衫。 他设计出一大堆很复杂的服装之后，他自己羡慕出来就穿一匡威的小白鞋，然后一黑色的裤子，一白色的衬衫，就这样。设计师、建筑师他们的标准服装就黑色跟白色嘛？对，简单永恒是吧？对啊。但是我我就觉得咱们现在就是这种这种呃更新换代，这种更新呢，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呢，还是让生活搞得更烦了？因为我就觉得。 你比如说，按说电脑啊，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包括这个互联网。可是实际上，它给你造成的麻烦也一样多。动不动你就得弄个软件啊，这跟这儿不匹配，那儿跟那儿不匹配，什么升级，有时候折腾一晚上，宝贵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个里头。我觉得我能不能，我我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哈。你比如说，像以前唱片界就那几个唱片公司的时候，其实它是减少了你思考的时间的，因为它决定了品味。 就现在流行什么？现在的品味应该是什么？样，因为就那几家嘛，他们联合，只要他们稍微联手一下，推出的音乐，比如说这段时间全是这样的，那就证明这段时间就流行这，你都不用想。但是问题现在选择更多的情况下，你就得费脑子想。就包括说你电脑有这么多的音乐可以选择，唱片业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只有几家唱片公司了。哎，你就得费时费时间去想，我到底要。 跟从谁？哪种音乐？我喜欢哪一种？我到底要选择哪种服饰出门？今天的风格到底要是什么？这算这算是麻烦吗？一定算是是一种多一种麻烦。像那个电影叫《海上钢琴师》，那个钢琴师不是不肯下船吗？不一辈子不下这个轮船，不肯到纽约。他就说钢琴只有八十八个琴键，嗯，我能弹奏出美好的音乐。但是如果这琴键多的是无数呢？那还有音乐吗？就这你就就没谱了。 没谱了，就是不过我想说回这个你刚刚讲的这种升级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啊，这里面也有一个情况，呃，人类的很多的技术啊，这个发展啊，是有一些东西是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它就很稳定，然后很久都不变。嗯，有些东西它是因为不成熟，所以它才常变。我觉得我们用来记载文字资讯的这个载体，过去很长时间是非常稳定，像书。 对，我们今天说大家都在网上看，但我们想过书是人类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技术产品，就书这种折页这种东西，在人类上已经有几百年，没错，而且写在纸上这个东西已经有两千年没变过，很少人类一种技术是两千年没变过的东西，是，这是一个。但声音的保存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所以它还处在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变动很快。而且我已经幻想到了，就说这个人呐， <coughs> 将来会奔着成仙的方向发展，就是越来越啊无形无色，越来越清灵。你知道这几天我学一个，我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不是一个 iPhone，你知道吗？这里边有你这辈子所有你爱听的唱片的音乐进去了，我自己不会弄，全考进。然后你知道吗？就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音箱，一个盒，无线的。 你过去你在每个房间里你都要放个小音响，对吧？现在你就把那个盒方方正正的往这儿一放，只要这个蓝牙，嗯，一通在手机里放这儿就放。你出去旅游，你知道吗？随便往哪儿一放，朋友们喝着酒拿一手机放这儿，对，多少几万张的几几万首歌在里边循环播放，循环播放。哎，你这个越来越小啊，越来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声音影像在你耳边环绕。 但恐怕就没有以前那种珍惜的感觉，那种珍贵的状态了，以及那种仪式感。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黑胶唱片的爱好者，反而到处被受邀上节目，就是因为以前的那种，就是他们就会拿来，就是说，第一就像说封面的那种设计的东西没有了，完全不一样。你现在电脑里头，你就不会再有黑胶唱片那种大唱片的那种呃设计啊，就是然后再加上那种仪式啊，拿唱片出来往上放，就像。 一旦有仪式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东西都高贵。而且因为黑胶，我到现在我也最近也在想重新听回黑胶，有些就是因为我发现黑胶，很多人说它有温暖的感觉，其实那是因为它粗糙。我跟你它取样不够精，它所以它会有粗糙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对它声音会会温暖一点。它好玩在哪儿啊？那天我看一个这这爵士乐的那个早期的呃那那个路易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路易斯阿姆斯那个时候录音的那个唱片。 哎呀，那个声音听得多么的亲切！为什么说多么亲切啊？他说我们那时候去录音呢，阿姆斯特朗啊，要站在门口，因为他如果站在旁边，他这个小号啊，他这个乐器啊，声音就把其他盖住了。所以呢，他们说没有所谓的调嘛，没没没有谁的声音高低，就是说哎，你离远点 就录录录录来听一听有没有喧宾夺主，完了再离远点儿。最后他都到门口去了，你知道吗？一个乐队就这样录下一张唱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的时候啊，我觉得真亲切啊，就是就是，而且反而我觉得更有高保真的效果。我恍若呀身临其境，我好像回到了他们录音的那个车间，还有点嘈杂。但是呢，哎，你怎么觉得更加的回到现场？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选择很多，数量很大，但真的那些东西会贬值的。比如说，不只是音乐，比如说你不可能再那么认真的听同一首歌，就连友情都贬值。如果现代人玩惯了 Facebook，嗯，同学网、微信这些，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友情贬值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交友的方法就在个社交媒体上交友。嗯，他说我跟你绝交了。就以前回想小时候，你什么叫绝交那个概念啊？ 是多慎重的一件事儿，现在绝交就是按个钮就绝交了嘛，拉黑了，对，就拉黑了，再按个钮又是好朋友了，所以这这整个友谊的观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我真正的好朋友没有在网上的，这这这就是太可能。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啊，还有一个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现在时间浪费的感觉越来越严重。嗯，相反，恰恰是因为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比如说，我现在在屋里哈，手机啊、苹果什么，一会儿微信响了，一会儿信息响了，呃，一会儿这个电脑这儿出来一个，一会儿那儿出来一个，一会儿电话又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啊，这一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不停的要处理处理啊。我为什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因为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原因。年轻，不不，你年轻，你就是比我们年轻。不是我，我是觉得哈，比如说像原来呃。 联系就朋友之间的联系，你如说，嗯，坐在对面，如果如果没有到真的很熟啊，从小一起长大那种很熟的关系的话，嗯，很容易就会有时候有尴尬的空白，嗯，就比如说聊天的时候，突然间，哎呀，我不还不知道该往什么东西聊呢，还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打电话也会有这种问题。但比如说微信的出现，短信的出现的时候，就会规避这种这种东西，不怕冷场。而你慢慢等你熟悉之后，你会确定说，哎，这个人可以是我的朋友。 原来是受空间的限制，我我挑选朋友的这个这个办法，就是只能是要不从小一起长大，要不就生活在身边。但现在不是了，搞不好我真的能挑选。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太多了之后，你发现了你没法关注在一个人身上。哎，这也是注意力的。注意力对。